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五十五集。洛寒一转眼就跑没了，其余人也很快散去，林清霄被迫留在原地，听天宇星君说：“林清霄。” 这段时间忙，我一直没腾出手查你们上次说的事。现在诛仙石的事未了，我恐怕抽不开身。不如我派一个人随你们回中山，当面调查林崇玉一事。如果他真的心怀不轨，天宫必不会姑息。林青霄其实争了一下，才想起来天宇星君口中的事儿是什么。 他们在希尔米海第一次捕捉吞元兽时，林重玉突然松手，灵力反噬，致使大局功亏一篑。林青霄那时候太过震惊，怒而击了林重玉一掌。回天宫后，洛寒向天宇星君禀报一切，但是这段时间事情层出不穷：诛仙石、镇魔石、淮阴岛遇袭，紧接着又有他们两人失踪，天宇星君一直没空调查。 林清霄现在想想，对当日的事情完全了然。他见识过许多魔族，对魔族的手段不敢说精通，但称得上了解。林崇玉当日明显中了魔引，林清霄知道魔引如何起效，也知道魔引如何驱除，这点小事他自己就能处理好，没必要牵扯天宫的官员下水了。林清霄说：“多谢刑讯。 然而，这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没必要浪费天宫人力。天宫最近有许多大事要忙，这等琐事我自己来处理就可，不必麻烦天宫了。天宇星君最近确实缺人，他见林青霄推辞，也不再执着，只交代如果遇到什么难处，及时来和他说。林青霄道谢应下。天宫要查诛仙石的事儿，整座宫城仿佛都拧紧了发条。 洛寒、林青霄等人任务已了，如今是纯粹的闲人。没住几天，就主动请辞。天宫派非洲各自送他们回家，他们四人一路同行，至此也到了分别的时候。叶子南和邹继白与洛寒、林青霄告辞，随后各自登上回程的非洲朝不同方向驶去。洛寒和林青霄跟着天宫的非洲一同往中山驶去。 出发和归来心情完全不同，路上的时间疏忽而过。洛寒望着舷窗外越来越熟悉的景色，内心深深感慨：中山，他们回来了。在洛寒的强烈要求下，天宫的私人飞舟没有大张旗鼓的停在中山山门前，而是提前停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僻静之地。驾驶非洲的天兵非常疑惑。 云二公子，陆姑娘，这里离中山还有一段路，你们真的要在这里降落？是的，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洛寒一口咬定，郑重地对天兵道谢：“多谢先生送我们回来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回去的路上，请先生小心。”既然洛寒坚持，天兵也不再多话。他们内部规矩森严，并不肯收洛寒的谢礼，坚决推辞后就离开了。等天宫的士兵走后。 洛寒对林青霄说：“没想到这么快，中山就到了。”林青霄看到他，淡淡应道：“是啊。”他已经有预感，洛寒要说什么了。洛寒踌躇一会儿，最终还是咬牙说：“我有点私事想处理，你先回中山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”林青霄早就有所预料，但是等真的听到这句话，还是从心底涌上一股暴力。 你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这简直是林青霄的梦魇。上次他就是这样说的，可是最后的结果呢？林青霄不敢再冒任何风险，但是洛寒再一次想推开他。林青霄注视他良久，缓缓地说：“你要去哪儿？我可以陪你一起。”洛寒被那样的目光看得心虚，但是很快他的决心就再度坚定起来。 是一些私事，不要紧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你许多年都没有见到父母家人了，你先去吧，不用等我。你永远无法勉强一个不愿意的人。洛寒态度如此坚决，林青霄能说什么呢？他最终寻了洛寒的意，说：“好，只要是他说的话，他都无法拒绝。”洛寒亲眼望着他离开。 等天际再也看不到林青霄的身影后，洛寒手中聚起金光，按照之前的手势和口诀打开神界。神界独立于令武界，无处可寻，可又无处不在。转眼间，洛寒就出现在神域。神域和他上次离开时一般无二，依然是暗无天日的崖底，萧萧瑟瑟的风，会流动的黑影。 入目所及，没有一个活物，一切都和上次没有区别，只除了这次，崖底不再有那条漂亮的银龙了。洛寒叹了口气，主动开口问：“你在吗？”他的声音孤独的消散在空中，耳边只能听到风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崖底亮起浅淡的金色光点光点逐渐汇聚成形。 一个熟悉的身影浮现在洛寒对面，你来了。光阴散去，你终于来了。他一直不甘心消散，似乎在等什么。但是西恒却不知道自己要等什么，直到洛寒和林清霄从时空隧道出来的那一瞬间，西恒终于知道了，他在等洛寒。 他的故友亦是他的学生。洛寒和林青霄回到天启的那一刻，钟古的记忆穿越漫长的时间，忽然进入西恒的脑海。西恒知道了钟古发生的那些事情，也知道了自己这些年冥冥中的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。洛寒早就有心理准备，但是等真的看到。 消散的不成人形的西恒还是没忍住，眼眶一酸。曾经他那么爱美，总是将神如此完美挂在嘴上，自恋又强大。他总是表现出一副懒散模样，时常像个没骨头的人一样挂在榻上。可是洛寒知道，西恒才是众神中最深不可测的。然而连他都变成现在这副模样，可想而知。 其他人。哭什么？西恒一如他们分别前，还是那样吊儿郎当，浑不在意。这不是又见面了吗？他们从钟谷离开的时候，西恒就想，又不是再也见不到了，只要他活得够久，兴许还能看到洛寒。他只是没有想到，再相见竟然需要这么久，久到山河巨变，时间寂灭。 久到神域衰退，众神一个接一个陨落，最后连西恒也陨落了。残留在此的，不过是他的一缕执念，一缕因洛寒而生的执念。西恒对生死很看得开，洛寒一时接受不了，但是对西恒来说，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，此生早就够本了，实在没什么遗憾。唯一的遗憾，现在也实现了。 西恒豁达道：“说吧，你来找我是想问什么事情？”洛寒心情沉重，他想到自己的来意，语气越发沉闷。“我想问问林青霄的事情。”西恒轻轻一笑：“我就知道是他，值得洛寒大费周折，来回折腾这么久的，只会是和林青霄相关的事情。尤其这次，洛寒还特意绕开林青霄。” 西恒觉得有意思了，对洛寒要问的问题越发好奇。怎么了？到底是什么话必须要绕开他说？洛寒斟酌着，逐字逐句说道：“其实他日后，我是说，如果，如果他日后会成为一个暴君，一个冷酷绝情、一意孤行的战争疯子，我要怎么办？” 这句话里蕴含的信息量非常丰富，西恒兴致盎然问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洛寒叹了口气，破罐子破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比现在还要靠后的未来穿越而来。我在后世看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他，我来到这里后，一直想阻止他，可是我发现我经历的每一件事情，我做出的每一次尝试。” 都在推动一切向我极力避免的那个结果靠近。更可怕的是，我开始有了偏向。我很害怕，等一切发展到后来那个局面时，我会因为私心，没法阻止他。洛涵说完后，陡然丧气。他终于说出来了，这些话在他心头压了很久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然而他却不能表现出来。 他要如何告诉别人，他最亲近的那个人其实是他最防备的人呢？西恒是他最后一个长辈，除了西恒，洛寒不知道这些话还能说给谁听。西恒没想到，在他生死道消后，还能听到如此精彩的八卦。他啧了啧嘴，说：“你问别的事情，我还能给你建议，但是你问感情， <laughs> 我也不知道。” 感情之事如人饮水，只有你亲自尝试一遍，你才知道这份感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